那会整个肿起来、凸起来啊。那如果说它肿起来、凸起来呢，都还是维持在原本的疤痕的范围内，啊，变厚、变肿的情况下呢，那我们就把它叫做肥厚性疤痕。那如果说它的疤痕肿起来之后呢，会超过原先的疤痕的范围呢，是特别是会往两侧啊，产生这种像蟹足肿一样的这种伸出这种不规则的这个。 伸出伸脚、伸手出去，这种小小的凸起的这这个不规则这个增生的情况下，像螃蟹脚长出去的情况下呢，我们就把这叫叫做蟹足肿。那为什么要跟大家分析这个、介绍一下蟹足肿呢？一方面，当然它是一个很常见的皮肤科门诊的一些疾病啊。那我想在在皮肤科门诊当中，正常的门诊当中呢，几乎每一天的门诊，如果说你能够看三十个病人里面呢，大概总是会有一两个病人是属于蟹足肿的部分。好，那事实上根据 之前的统计，在台湾人呢，大概百分之五的人呢有这种蟹足肿的体质啊。那在黑人更多，所以在某些的黑人的部落里面呢，他们把蟹足肿的特殊的用方法让蟹足肿增生，变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立体浮雕啊，变成立体浮雕的状态啊。那虽然有些人刻意去做这样的一个情形，在黑人比较会，所以一般认为说蟹足肿的形成呢，跟几个原因，跟基因有关系，跟色素有关系啊。那也跟你本身的这个伤口的这个。 发炎的状态，它的组织的张力也有点关系，所以，在同样在百分之五的蟹足肿人身上呢，不见得所有的伤口都会蟹足肿啊。那我们比较看到，有些地方的皮肤相对比较松弛的部分呢，比较不会有蟹足肿，譬如说是割双眼皮的蟹足肿相对比较少啊。还有呢，什么就是割包皮的人呢，也比较不会有蟹足肿啊，因为割包皮的部分呢，它的张力相对是小的啊。这个除非你几个人割的太紧了哈，那这种情况下比较会产生。所以这种蟹足肿的产生呢，跟年龄、部位。 啊，跟你的伤口的缝合的技术呢，都有一定的一个关系啊。那为什么第二个原因是为什么讨讨论腺瘤肿呢？是因为这次我刚从美国开了美国皮肤科年会回来哈。那在年会当中呢，它有一些相当多的关于新的腺瘤肿的一个治疗方式。那我觉得呢是相当期待啊，也希望说跟各位的听众呢能够做一些分享啊。那先介绍一下蟹游肿好了，蟹游肿呢或者肥厚性疤痕呢，它实际上在外观上有点像。为什么要治疗？ 除了说是不好看以外呢，其实不是好不好看的问题，因为有些病人呢是有种他会痛会痒啊，这种痛跟痒的感觉会让人不舒服，而且如果是痒的话，你就想去抓它，越抓的蟹游肿受到刺激之后就越来越长大啊。特别在夏天啊，蟹游肿好像增加的趋势呢更明显啊，所以我想在今天天气逐渐转暖的一些现在呢，去介绍蟹游肿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些部分啊。那在没有介绍一些新的蟹游肿治疗之前呢，我们先说明一下有哪一些。 现有的蟹游肿的治疗方式啊，目前现有蟹游肿治疗方式呢，最常听到的事实上是局部的类固醇注射，就直接把类固醇呢打在你的蟹游肿里面啊。那这个这个是一个最直接的方法，因为类固醇呢有消炎、消肿、皮肤萎缩的一些特性哈。那我们刚好利用这个皮肤萎缩的特性呢，能够让蟹游肿产生一些萎缩的一些现象。那绝大多数这样做，可是会有什么问题呢？第一个，打去的类固醇呢，它有可能。 就引起周围组织的萎缩，啊，就旁边皮肤凹下去，啊，所以中间还没有完全凹掉，旁边已经凹掉了，所以这个跟个人的注射的技巧是有点关系，哈。所以腺瘤肿，第一个它可能导致周围组织的凹陷，类固醇；第二个呢，注射类固醇之后呢，它的复发速度还是蛮快的。那第三个呢，打进类固醇呢，因为不能是水性的，它须要是有点半油性的类固醇，所以这种类固醇呢，有可能呢。 会在你的疤痕组织当中呢形成一个不完全的溶解，所以比如说打完之后皮肤就是黄黄的一块啊，那就有黄黄一块的一些现象，所以会有这种颜色。最后病人变成皮肤白白，的，因为类固醇会让色素抑制，那又有黑黑的因为 O C，又有黄黄的啊，又有黄黄的，就是类固醇没有溶解的部分，再加上。 引起内血管扩张，所以又白又黑又黄又红，所以看起来有时候蛮丑的哈。可有些病人可以接受，因为他所在乎的不是一个颜色，不是一个外观，而是他本身的症状好，所以这种情况下，他的症状可能是改善的好，那第三个呢，就用类固醇的方法会比较讨厌，是因为类固醇注射，其实在注射的时候是蛮痛的，特别在初期，疤痕还比较硬的时候呢。 这时候组织呢会相当的硬，所以打下去呢就好像有那种皮肤有那种撕裂的感觉，会相当的疼痛啊。所以这是类固醇不讨喜的第三个地方。那第四个呢不讨喜的部分是，如果类固醇你的巴郎组织比较大啊，除了疼痛以外，打类固醇量比较高的情况下呢，它会引起全身性的反应。所以，如果我个人经验当中，如果你每个月呢施打类固醇呢大于二十毫克。 的情况下呢，就可能会有全身性类固醇症状，比如水牛肩啊、满月脸啊、白内白内障啊、哈、高血糖啦、哈、这个血压升高啦、哈、骨头坏死啊、哈这些情况在高剂量情况下呢，就可能逐渐会出现。二十算是一个临界点，三十、四十越高，这个发生机会可能就越高。而且，所以这个四类固醇几个不同的一个这个缺点的一些地方哈，虽然它很简单，很容易取得哈，相对方便，也相对有效哈，可是它有这样的一些缺点啊。 所以因为这些缺点存在呢，所以一直有一些不同的治疗方式可以做类固醇的，呃，替代的一个治疗方式哈。其中一种方式呢，在以前常用的就是做冷冻疗法哈，就对一些比较表面、表显性、整个明显隆起，好像这个耳，特别在耳垂的地方，整个隆起呢，像是香菇这种的类固醇的这种屑毒肿的话，我们可以做冷冻疗法啊。那这种疗法呢，缺点就是说它冷冻是相当的表面啊，它是由外逐渐往内的冷却。 那冷却呢，其实不是一个那么有效率的一些冷却了哈。那每做一次呢，它可以小一点，小一点。但其实也是不错的治疗方式，可它局限在这种比较像香菇状增生的这种蟹足肿啊。那这是健宝给付的方式哈。那所以局限性也是一个种。那最近呢，在国外呢，其实有发展出新的，台湾市场有这样的东西哈，就是叫病灶内的冷却疗法哈，就是直接把一个冷的东西呢穿到蟹足肿里面去，那由内。 而外冷却，那虽然冷的会比较透彻，好，那每一次治疗效果会比较好一点点，可是这个东西就是昂贵，因为每次穿透皮肤里面呢，这个东西是一个消耗品，每一次就要一两万块钱的消耗的一个部分，哈，所以，呃，这是一种治疗方式了，哈，那台湾其实有这样的东西，不过这个是相对昂贵的一个耗材了，哈，所以有这样的产品存在，哈，那就是病灶内的冷却疗法，好，那另外呢，就是比较大范围、比较平坦的类固醇呢，也有人用细胶片。 啊，用细胶去去买那个昂贵的细胶片，一片这个好上千块钱的细胶片去做一个治疗。那比较有趣的是，在这次美国的皮肤科年会当中呢，有学者报告说，哎，他发现其实这种细胶东西呢，根本不用去，不用去买，自己做就好了。怎么做呢？就是把家里头哈，那种五金材五金材料行呢，去做那个连墙壁那些缝隙的这个细胶呢，自己在家里头去制制作这种细胶片。其实他认为说结果是相同的啊，那就相当便宜的。大家应该看过这种。 这个塑胶瓶的挤出来那种细胶啊，在粘着那个缝隙这个东西胶片，其实就也可以这样自己做这种细胶啊，相当有趣啊，相当创意。当然这是不是医疗级的产品了哈，是 DIY 级的一些产品。可是我想自己做啊，不要做贩售，大概不会有太大的医疗上的一个一个问题好，所以这是第二个部分的这治疗部分。那其实，在注射部分呢，传统上面大家讲过，类固醇是一个有效的治疗方法。不过在这次呢，学会当中呢。 以前我有做什么？做化疗针剂的，就是用一些化疗的药品，会导致皮肤萎缩的一些化疗针剂，直接打到病灶里面去。其实这个，我个人觉得已经比类固醇要来的好了，一个月做一次，一个月做了一次。可是这种化疗针剂一般的诊所不会，所以可能要到医院里面来注射哈。所以化疗针剂呢，其实是一种类固醇的替代的一个选择哈，替代选择。那在对照性的试验当中呢，发现说它需要注射注射达到平的次数呢，会比类固醇来的低啊，没有类固醇这些副作用。 那另外呢，就是它停掉之后呢，复发时间也会比较久哈，比较会拖比较久，之后再复发哈。那当然这是化疗针剂啦，现在听到化疗针剂觉得很可怕了哈，所以我们只是提供另外一种治疗的一些选项哈，就是病灶内的化疗化疗疗法。那除了化疗疗法以外呢？ 在这次的这个皮肤科年会当中呢，也提到一个新的治疗方式，就是打一些有种叫做 very pemir 的哈，这是一种血液循环的一些药剂哈。那长期打病灶里面，它也可以帮助疤痕组织的软化啊，它会产生一些胶原蛋白的分解酵素，所以让这胶原蛋白呢，逐渐逐渐逐渐的产生一些软化的一些现象。虽然效果没有那么的好，可是这种非类固醇疗法呢，一直对病人呢是有一个选一个相当大的一些吸引力，非化疗针剂，非类固醇。 我觉得它有一定的一个市场存在啊，有市场存在啊，那这个就我可以，我觉得可以当做一种替代性的一个治疗方法了啊，特别是六人施打之后已经比较病灶也比较软化的时候呢，它可以这样做。那更早期呢，台大医院有一个叫 DEX，叫 MDS 哈，就是一个这个这个糖糊精的一些东西，DEXON 这样的东西哈，那是每个每周都要打哈，每周打其实听起来相当匪夷所思，原续打个一年哈，可是。 即使这样情况下，还是有人觉得他想要做这个治疗方式，因为非类固醇、非化疗针剂哈，所以我想现在呢，如果说呃觉得那么复杂的话，至少你另外一种选替代方法，可以打一些这种，这个叫钙离子拮抗剂的一种血管扩张的药剂哈，所以这是另外一种可能的治疗的一些方式啊。那除了这个治疗方式以外呢，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治疗方法？其实在这次美国皮肤科学年会当中也提到两种新的一个治疗的东西哈，不过这个东西呢，都要搭配一定的一个。 产品去做一个使用啊，第一种产第一种治疗方式呢，就是有一种在目前卫生署已经核准的一个药物，本身治疗是一种植物的萃取物哈。那这个它正式的核准的适应症呢，是这个阳光性角化症或这种早期的皮肤癌啊。那不过这个东西呢，它涂抹时候会引起皮肤的一些过度活跃组织的死亡哈。所以利用这样的特性呢，这次他们谈到说，哎，有医生发现说这种药剂呢。 大概涂在胸口呢，涂个两天啊，之后呢，再过两个礼拜之后，它皮肤会烂掉。后烂掉之后呢，再过两个礼拜会好掉，好掉以后呢，疤痕就会就会就会平掉哈。那适用在一些比较这个比较平的蟹足肿的一些部分，特别什么像我们的胸口的蟹足肿哈，有些人就胸口呢，因为痘痘去挤压哈，这痘痘呢就产生一些很明显的一些蟹足肿哈，一个一个很厚的一些疤痕，或者说是有些人做一些开胸手术。 啊，开胸手术，譬如这个开胸手术，关就心脏心脏手术，开胸手术，胸口呢有个很长的一个线形的一些疤痕。对这些所谓前胸的腺足肿呢，哈，那皮肤比较薄的地方呢，其实也可以尝试用这种新的这种化疗、这种治疗，治癌症的一种外用药膏的一个处的处理哈。而且只要差两天，费用上面呢，其实也没有很贵哈，因为根据国外的根据卫生署合可的价格呢，大概一个疗程呢就是差不多三千块附近。 啊，事实上虽然这也是便宜的一，不是那么贵的一个疗程了哈。那虽然，不过这个药品呢，在台湾还没有正式登记上市。虽然说卫福部已经通过这个药品的适应症哈，不过在台厂商因为觉得这个药品在台湾的市场可能不是很大哈，所以他们一直在犹豫说要不要进口这样的东西哈。所以如果进口的话，我觉得这对于一些特定部位的一个蟹足肿，特别像胸口啊这种蟹足肿的部位呢，啊，它是一个选项啊。虽然说听起来说皮会烂两个礼拜就很可怕，不过老实说，像我们之前做冷冻治疗哈。 病人烂掉一个月，病人都还可以接受了哈，所以两个礼拜的一个溃烂呢，对现有等的治疗方法呢，不是一个太，呃，不能不能接受的一些副作用啊。当然，在这种，所谓脂漏性的日光性角化症的一个，它两天疗程的一个药膏之前呢，台湾其实有另外一个药膏啊，就治疗菜花的一个药膏啊，那这个药膏也可以治疗日光性角化症，它也被报告过可以减少。 可以帮助蟹足肿一定的一个治疗，可是不一样的就是它不是直接涂抹蟹足肿，它是在蟹足肿手术以后呢，去涂抹蟹足肿，让蟹足肿伤口愈合期呢，就是产生一个反复的溃烂，然后之后呢愈合之后呢，蟹足这个蟹足肿就比较不会复发，所以它比较是属于一个预防术后复发的一个治疗方式。那这次在美国他们发表这种药膏呢，它比较特殊的就是它是不是用在手术的合并的治疗，而是直接用在没有手术的。 汽油肿上面的下面的水使用啊，那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呃，还蛮吸引人的一个治疗方式。不过这个大家必须强调，在台湾的这个东西虽然已经健保已经通过了，好也也有卫生署也合合可适应症了啊，呃，可是不是这样的适应症，而且台湾还没有真正上市啊。所以我想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这样的东西，多找多征询一下皮肤科医师哈。如果说你刚好在做屑油肿的治疗，这个困扰已经在看病的话呢，就提醒医师，哎，这个药品呢，台湾什么时候会会会正式上市哈？我觉得你也可以尝试看看啊。 那在以前的治疗方式里面呢，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做干扰素的注射啊。干扰素注射呢，也有人做过研究哈。基本上面，它跟刚才涂的这种菜花的药膏很像，它也是在手术之后呢，立刻去注射啊，术后立刻去注射。那注注射之后呢，听说也可以减少血瘤肿的形成。不过这种术后的减少的复发的，呃，它的科学文献的报告其实都有一点点的模糊啊。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看了不同的文献当中，有些文献说，哎，说它治疗当中呢，百分之五十人都不会复发。可是我们也看到另外有文献说，哎，治疗当中呢，啊，十个有八个都会复发啊。那而且复发的时候呢，如果你没有及早治疗会很糟，因为没有及早治疗呢，它的疤痕组织可能比原先疤痕更小。所以我们常常听到人腺瘤肿开刀之后呢，从一个这个从一个小小的这个绿豆大的腺瘤肿变成一个碗公大的一个腺瘤肿，因为腺瘤肿的特性呢，就是它是一个不受控制的组织的一个增生啊，所以也有这样子的一个风险存在。 啊，那除了这几种方式以外呢，还有什么可能的腺瘤肿治疗方法呢？啊，大概有两种了，一个就是放射线治疗，啊，放射线治疗，哈，那放射线治疗呢，等于是放射线组织呢，会让你的增生的组织呢，增生组织越快增生组织呢，它被抑制的情况就越越明显，啊，所以也有以前我们也做过一些治疗，就是这腺瘤肿呢，它形成之后呢，把它切掉，在手术的二十四小时内呢，就立刻进行放射线的一些治疗，让这个组织呢。 照射之后呢，就避免增生能力下降哈。那这个不过效果呢，说实在的，我也觉得没有那么的神奇了哈，也没有那么神奇，而且需要一个很好的搭配，就是需要跟放射线科呢做很好的沟通，说，哎，我做完之后，当天你就要帮我排放射线治疗，所以这个时间上面掌握性呢也是比较尴尬一点点。那一般而言呢，并不建议直接术后呢不做任何手术就把它缝起来，因为这种的手术呢本身都容易发生在。 这种形成容易发生在皮肤组织张张力比较大的地方。那这些张力比较大的地方，你把蟹肉肿切掉以后呢，再缝起来，它的张力会更大啊，因为这个拿到一些组织之后，剩下组织张力更大，所以理论上不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些方式啊。那在某一些特殊的部位呢，跟张力没有太大关系的时候呢，这倒是可以尝试的部分了哈。譬如像耳垂，耳垂理论上没有张力，可是不晓得为什么蟹肉肿也可以增加很长得很大。 那这种情况下，就有些医师呢，会把蟹油肿拿掉，甚至把表皮拿掉以后呢，把里面挖空，啊，再把表皮表表面表面的皮再粘回去，哈，就是好像把这个中间的核挖掉的感觉。那这种方式呢，其实是一个可接受的一个一个治疗方式了，哈，就是。那在美国呢，这次也发表了一个新的这个雷这个雷这个放线治疗的一个机器，哈，这是一个短波的一个放线治疗，哈，其实。 这个是，不过在台湾也没有进口这样的机器了哈，所以这个在台湾可能如果你有机会去其他国家，包括美国，我觉得这种放线治疗的重新的被认识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另外一种治疗方法呢，也可以尝试，就是叫燃料镭射哈。那燃料镭射呢，它作用原理呢是把，因为很多这种血瘤肿或者非真正性的疤痕在初期呢，它是比较红的啊，是比较红肿的，这表示说里面呢有一些血管成分存在。 那这种情况下呢，既然有血管成分存在，你就可以用染料镭射把这个血管打掉哈。那似乎是打掉之后，呢，有一部分的一些软化的一些疤痕的一些效果哦。所以我想，这个对于蟹足肿的治疗也是，或者是肥，特别是肥厚性的疤痕呢，也不失为一种还不错的一个治疗的一些方式了哈。不过重点是你镭射能量要选择比较好，因为有的时候镭射能量过度高情况下，反而导致皮肤新的伤口。那这种伤口呢，我们也偶尔碰到说有这种疤，蟹蟹足肿或肥厚性的疤痕反而是。 更增生的一些现象哈，所以这个也是要稍微小心一点点的哈。所以我想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介绍了一个蟹瘤肿哈，那最容易发生在什么胸口啊啊，还有这个妇产科开小这个子宫镜、子宫开刀啊手术的一些部分哦，胸口啊，那包括我们的下巴、我们的肩膀哈，这个肩肩膀或者上背的部分呢，这些都是蟹瘤肿容易好发的一些部分哈，那它。 容易在夏天容易增生，而且长大的时候呢，病人常会合并有局部疼痛或是瘙痒的一些感觉哈。那这种治疗方式呢，就是实上相当多种了哈。会有那么多治疗方式呢，就表示说没有一种治疗方法是绝对每个人每种病灶部位都都合适的啊。所以你在选择什么样的蟹足肿的治疗方法呢？我觉得可能真的要去跟医生做一些商量。不过谈到说类固醇呢，是目前治疗的一个主轴哈。那它有它的一定的一个方便性跟历史的一个。 这个治疗上的大的众多的一些经验啊，可是如果说你对于类固醇注射呢，真的达不到足够的效果，或是你的切除整个范围呢复发太快哈，或是你对注射相当疼痛的情况下呢，其实目前已经有很多不同的治疗方式呢可以供选择。好，从局部细胶片的涂抹哈，到 DIY 的细胶软膏哈，到燃料镭射的治疗哈，那到把病灶直接消掉以后呢，直接涂抹这种菜花的药膏哈，或者直接注射干扰素哈，或者直接呢再做。 手术后呢，直接做这种放射性的一些治疗哈，那都可以。那如果说你对类固醇的注射有不排，对打针不排斥，那那那市面上呢有很多其他东西可以打的，不不是类固醇的，特别是一些化疗针剂哈，或是一些这种血管血管的通透的一些这个钙离子的拮抗剂哈，那这些呢其实也都可以，也可以做一些尝试哈。那更新的部分呢，我刚才谈到说，大家可以。 指日可待呢，事实上也会有这种新的外用药膏呢，可以治疗你的蟹足肿哈，特别是一些比较浅的这个表浅的部位的一些足肿，像是胸口一些蟹足肿哈。那目前已经有这种很特殊的药膏哈，甚至呢，在目前的文献当中呢，报告只要擦两天啊，这个之后呢就可以达到，在那个文献当中呢，擦两天之后呢，它事实上病到到最终到一年呢都没有明显的一些复发哈。所以我想当然不见每个人都能有那么好的一些效果了哈。不过这个药膏存在呢。 我觉得事实上会对于某些部位的蟹除种呢，是一个呃很让人期待的一些部分了哈。那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再继续接听大家的扣音电话。如果有皮肤科的相关问题呢，我们我想我们之后再为大家所解答。那我们扣音专线是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啊。那如果不方便这个用专线的部分呢，也可以用传真的方法。那我们的传真号码是零二。 八三六九二五九八零二八三六九二五九八，呃，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全民 Uncle 节目，我是台大医院皮肤科蔡成芳医师。接下来开始接通接听听众朋友的 c a l l i n 电话，我们的 c a l l i n 号码是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传真号码是零二八三六九二五九八零二八三六九二五九八。我们首先回答一下呃李先生的问题。 蔡蔡医师你好，哎你好嘿，能不能请教您那个呃那个腋下有狐臭的话，应该怎么处理？是是是，OK 好，我们我们谈一下那个腋下， <laughs> 的确现在夏天到了哈，腋下狐臭呢也是一个大家会困扰的一个一个问题了哈。不过一般腋下狐臭的其他形成的原因呢，真正的狐臭的形成原因呢，其实上是跟你的腋下一种大汗腺它分泌的一些有有。 呃，有味道的、有颜色的一些液体哈，所形成的部分。那这个味道的形成，当然来自于第一个，你本身吃的东西。你本身吃的东西呢，如果说味道比较浓的哈，它当然这种味道也会也比较浓稠哈。那跟你跟你清洁的习惯有关系。每天洗澡的人呢，相对比较不会。可是你每天洗的东西呢，如果是太过温和的，根本根本这个油垢洗不掉的话，那当然也不会很有效这样子哈。 那所以跟你的饮食、跟你的清洁习惯啊，当然跟个人的体质也有关系哈，跟个人体质有关系哈。那至于说这种狐臭的处理呢，最有效的方法呢，当然就是把整个汗腺都刮掉、都都切掉哈。所以最有效的方法呢，当然是手术，就是直接手术的时候呢，在腋下呢把手术把整个腋下切开来，十字形的切开，然后一颗一颗，好像剪豆子一样，把那个粘在皮肤上面的小的汗腺一颗一颗把它剪掉。 这是最确实的方法，可是因为它伤口的侵入性比较高，所以花的时间相当的久，所以呃，不管医生或病人，其实有点都不太喜欢这样的治疗方式了哈。不过，它最清、最能够根本解决的方式呢，是做这种手术的处理哈，就把腋下整个切开来啊，一颗一颗一颗，大概两个医生同时进行，大概要花合在一起，各一个医生可能要花一个半小时的、的、的时间，所以总共要三个小时的时间去慢慢清除这个腋下的这种。 这个多了汗腺，大的汗腺，好，这是一种最积极的方式。那退而求其次的方式呢，大概就是有两种方式，好，那这是比较积极的。我们讲，我刚才讲最积极的，现在讲次积极的。那次积极的方式呢，大概就是用两种，一个是用刮除的方法，直接用手术刀呢，把腋下的汗腺呢把它刮掉，要刮到皮肤几乎吹弹即破啊的程度啊，那皮肤就变成一个很。 一个表浅性的疤痕，那疤痕组织的这个汗腺里面呢，就被破坏掉情况，这是一种可能性哈。不过缺点就是说，当你刮的刮的东西呢，是比较盲目性在刮哈，那刮呢也要刮到很薄很薄一些情形，所以有些情况下还是会产生一些伤口的一些形成，甚至一些愈合不良的一些疤痕的组织的一些形成。可是这个原则上是一个门诊手术，不像刚才讲第一个手术，因为它是住院手术哈，住完住完院呢，还一个礼拜的时间才能出院，因为腋下本身要把它包包裹的很好。那第二种部分呢，就是。 要门诊手术就可以了，那之后呢？一下就要包个包个大包小包的，再包好几天哈。所以这是第二种的手术，就是这种我们叫做传统上面现在大家把它叫做旋转刀了哈，就是用刀的方式呢，把皮肤刮到相当相当的薄、吹弹即破的状态啊。这这第二种旋转刀方，这算是刺激级的一个方式。那在现在呢，有另外一种治疗方法，大家也很流行，他们就叫做这个微波止汗术啊。微波止汗术呢，它事实上是用用表面有表面去进行烧灼的一些现象。 啊，那虽然说它的适应症呢，事实上是多汗症啊，那可是呢，对于这种大汗腺的一些味道呢，它也有一定的一些程度的效果哈。不过因为这个东西不像多汗症能够用称重量来看话，能能够量化，所以目前呢，在台卫生署呢是并没有直接把这种一波这个微波止汗的一个机器呢，赋予这种多汗症的一个狐臭的一个适应症了。不过有不少的医生呢，已经把这个东西用在这个上面，那个人觉得说好像有些效果，不过它的效果呢。 呃，可能就是在排他第三个，所以它伤口愈合其实最短，几乎是没什么真的伤口愈合期，就做完会有腋下垫浮肿啊，大概两三天呐，哈，那一胀胀的感觉哈，这这之后就过去了哈，甚甚至你可以说做完之后呢，就可以出门哈，就可以骑脚踏车、骑摩托车回家哈，所以这个伤口是最小的哈，不过这个事实上是一个比较昂贵的一个疗程了哈，那所以这是目前其实在台湾来看，普遍来看的话，这个已经是最最普遍的一个治疗方式了哈，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在更。 这个保守的一些治疗方法呢，我敢除了清洁以外呢，大概就是同步止汗跟杀菌两个同步同步进行，就是晚上出门的时候擦杀菌剂，那晚上睡觉前擦止汗剂，哈，就止汗剂杀菌剂这个交替交替使用呢，这个呢也会有一定的一个方法。那当然，因为这个这个狐臭这个东西呢，它会形成一种蛋白质的薄膜、脂肪的薄膜，哈，所以呢，有些人就觉得说，哎，把这腋下腋毛都刮掉，哈，它的附着面积变小了，是不是呢？它也有一部分一些效果，哈。 所以大概，因为一般的狐臭形成呢，就是需要一个汗体的，需要一个异这个汗腺的分泌。那分泌在皮肤表面呢，再被你细菌分解，分解之后呢，产生另外新的一些味道，所以从杀菌的部分也可以，那从止汗的部分也可以去处理，哈。那当然从饮食的习惯当中呢，吃一些比较清淡的食物，不要吃一些重口味的一些食物呢，呃，似乎还都有某种程度的一些改善。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肉毒杆菌注射，哈，那也有些学，也有些认为说注射一些肉毒杆菌素呢，让整个汗腺分泌变少，也有帮助。不过这个数这个结果呢，就有点点的 mix 了，哈。就是有些人觉得没有帮助，很好，啊，有些医生学者说很有效，那有些学者认为说，其实他觉得帮助并不大，甚至有少数人觉得说，做完之后人都不流汗了，哈，反而是味道呢没有办法被稀释掉，哈，反而变更浓，所以其实各式各样的这个结果都有出现了。所以就我个人而言呢，我个人倒是不太。 会建议说，如果单纯只有狐臭的病人，没有多汗症的病人去做这个治疗，肉肉毒杆菌注射。那肉毒杆菌注射，目前的卫卫福部呢是有给他多汗症的适应症，那并没有给他狐臭的适应症。只有说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你本身呢，刚好有以下多汗症，又有狐臭的问题同时存在情况下呢，我才建议说，好，你要不要试看看，用这种方法，就是一兼二顾，一石二鸟哈。两种方法呢，多汗症一定有效哈。那至于说对于这种狐臭呢，是不是能够顺带改善呢？ 有，则很好；没有，那就至少也改善了一部分的一些一个疾病，哈。所以，这这是几种可能的治疗的一些方式了，哈。至于说你本身的部分呢，到底是适合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哈？像有些人，我看前面讲到血足肿，这个假设你本身有血足肿体质的情况下呢，我大就完全不建议说做第一个最积极的这种十字形切开的开刀手术，或者做第二种手术的刮除手术，哈。那第二个就是假设你是本身属于伤口愈合不良的人，哈。 或是甚至你本身有，譬如说糖尿病的体质，好容易细菌感染的体质，容易湿疹的体质，那这种情况下呢，手术呢本身的感染的风险呢，就会比别人高了一些，好，所以我想，呃，整个治疗的当中也要看你本身呢，到底你的这个是不是有一些色素的疤痕体质，特殊容易感染的体质，再去决定说什么样的方法呢，对你是最合适的哈。所以大家对于这个狐臭的部分呢，就回答到这边，接着回答一下这个曾小姐的问题，喂。 哎，郑小姐你好。你好，呃，我想请问一下，那个蟹足肿哈，它是不是会遗传？是。啊，还有就是，如果蟹足肿没有去处理，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哈，没有医治的话，是是。就是两个问题，谢谢。好的好的，哦，我想蟹足肿的哈的家族体质的的确是存在的哈，大多数的体质没有那么的明显啊。 那可是的确有一些疾病呢，有些特别有些症状的病人呢，他是具有具有遗传性的了哈。那而且有遗传性的腺瘤肿的体质呢，常常会更严重啊，常常会更严重这样子哈。那这种腺瘤肿呢，呃，不处理有什么问题？其实我刚才说过哈，腺瘤肿本身呢，再怎么去处理，就现在来看的话，绝大多数处理的结果呢，它不是让腺瘤肿变成正常的皮肤，因为腺瘤肿就是一种疤痕，疤痕再怎么处理呢？ 还是疤痕，只是说从凸起来的疤痕、很明显的疤痕，变成一个平的疤痕而已哈。所以，治疗息肉肿治疗，就我个人的目的而言，不是让它变成正常的皮肤啊。就现在来看，不管任何方法都不可能达到这样的结果。所以，它治疗的目的呢，是第一个避免息肉肿长大啊，因为息肉肿呢，呃，长得越大啊，它需要治疗的强度就越强啊，那引起的生活困扰就越大。所以， 呃，我做腺瘤肿治疗目的其实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在长大的时候呢，让你不要再长大，哈，维持固定比较小的一个范围，好，所以避免扩大，这是第一个第一个治疗的目的。第二个治疗目的呢，就谢瘤肿本身呢，它会有症状，啊，它可能会有疼痛、压痛，或是自发性的疼痛，啊，所以这种疼痛感觉控制，事实上有时候突然一阵子抽痛起来，啊，好像扳筋的感觉，哈，那时候事实上就很不舒服的，所以疼痛治疗目的也是一个。 那第三个呢，当然就是治疗当中呢，避免痒，因为有些疤痕组织呢会相当的痒，要避免痒就一直想去抠它哈，所以痒也是治疗的蟹肉肿治疗的一个目的哈。那当然了，蟹肉肿本身呢也是一个外观的问题哈，比如说因为蟹肉肿如果很明显凸起来的话呢，你从皮肤表面的衣穿衣服的时候呢，就会凸起来一块哈，或者长在一些下巴的地方就看起来很不美观啊，甚至连遮都遮不住，因为蟹肉肿虽然说你治疗当中。 没有完全消掉，可至少变平掉的时候呢，事实上它的外观上面的这个明明显程度就比较不是那么明显了哈。所以，那另外息有种呢本身也有可能有合并其他疾病的一些存在一些情况。那我们也偶尔看到某些息肉的病人会组织直接坏死，就是中间会烂掉一块一块一块，感觉会 auto infection，它本身会有栓塞坏死的一些现象啊。所以这治疗当中呢的目的呢，大多数是基于避免生长哈。 那改善外观啊，减少你局部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哈。那这些是总治治疗最主要的一个目的了哈。那当然，少部分血瘤肿呢是会被，呃，跟恶性肿瘤会有一些误解。我们偶尔看到这样病人，不过这个病人比例不是很高了哈。所以血瘤肿一般来讲尽量避免手术，因为手术之后呢可能长得更大啊，会可能长更大。所以绝大多数是症状治疗的目的，而不是说只是为了美观的问题了哈。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再继续接听大家的 call in。我们 call in 专线是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呃，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全民 Uncle 节目，我是台大医院皮肤科蔡成芳医师啊。那我们接下来会继续接听听众的 call in 电话，也再重复一次，我们的 call in 号码是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那传真号码是零二。 八三六九二五九八零二八三六九二五九八，好，那我们在治疗这个蟹足肿之前呢，事实上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要先区分蟹足肿跟肥厚性的疤痕有什么不一样的情况。因为肥厚性疤痕呢，根据定义来看的话呢，大概你即使不做治疗呢，在两三年内呢，它会几乎会完全自己好掉，好到什么程度？变成皮肤白白的，哈，有点这个变薄的萎缩性的一些疤痕，就会会有肥厚性的东西。 变成萎缩性的疤痕，可是增生性的这个是肥厚性的疤痕，或叫增生性的疤痕。可真正的泻乳肿呢是不会自己好掉的，它随着时间呢只会越来越严重，就算不变严重也不会自己好掉啊。那怎么样区分你的疤痕是泻肥厚性的或泻乳肿的呢？实际上有有六大不同的原则准则。第一个呢就是我刚才讲过，这个泻乳肿呢本身呢会超过你的疤痕的一些范围的大小啊，这是第一个哈。那另外呢？ 大多数的肥厚性的疤痕呢，是在手术之后呢立刻行。手肥厚性疤痕就是手术伤口痊愈之后呢，哎，疤痕逐渐逐渐变厚。那腺瘤肿呢是伤口都痊愈之后呢才逐渐形成，所以很多的腺瘤肿的形成呢，病人根本不记得那个什么时候产生伤口的，因为它可能好几个好几个月之前，甚至更早之前产生一些伤口啊，所以它形成的时间是不太相同的啊。那刚才讲过，瘤肥厚性的疤呢，它会随着时间，则在半年之后之后逐渐逐渐会自己平掉啊。 那蟹游肿呢，不会随着时间的的演进呢，真正产生一个消掉的一个结果啊。那而且呢，就肥油性的疤痕来看的话呢，它的疤痕的部分呢，就是伤口的部分，那蟹游肿会超过，所以这第三个哈。第四个部分呢，就是肥油性的疤痕呢，它跟你的运动量是有关系的，就是你那个地方呢动的越多哈，它的疤痕呢就越厚啊。那可是蟹游肿不是，蟹游肿呢本身呢。 它跟你的活动量没有关系，因为它会自发性的增生，并不会受到你的挤不挤压或是压迫的这个这个纤维肿的生长速度产生一些影响啊。那第二个再过来呢，就肥厚性的疤痕呢，大多数呢是发生在一个关节弯曲的一些地方啊，关节弯曲处啊，譬如说呃手肘啦哈，膝盖啦哈，这、者是脚踝啦啊这些地方呢，因为活动量比较大，比较有容易有伸展一些情形，所以容易产生。 这个肥厚性的疤痕的一些现象，那真正的蟹瘤肿呢，反而是发生在一些相对比较固定的位置啊，所以最常碰到就是在我们的前胸啊，我们刚才讲过，在耳垂好，还有在我们肩膀这三个的，或是这个上臂的部分，就是背部的最上面部分，所以肩膀附近啊、前胸、耳垂，这反而是蟹瘤肿最好发的一些部位啊。那当然，这现代人因为手术很手术变多了哈，所以包括这个这个下腹部的一个手术呢哈，或者子宫子宫这个。 子宫切，这是这个怀孕的子宫，这个这子宫切切开的一个怀孕的方式。实际上这也是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那最后一个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皮肤性的疤痕呢，手术呢是可以改善的啊。那腺瘤肿呢，若你手术之后呢，同时在做手术的时候呢，没有做一些这个预防性的一些措施啊，那手术之后呢，几乎都是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哈。所以反正很多人觉得说，啊，谢友总。 呃，有为什么有的人做腺瘤肿，这个肥厚性疤，真正腺瘤肿的手术治疗效果那么好？其实我们仔细看那些病人的叙述的部位或者照片呢，他可能刚开始呢就不是真正的腺瘤肿，就只是一个肥厚性的疤痕了哈。所以这种疤痕组织呢，就是这种手术到底能不能手术呢？肥厚性疤痕绝对可以手术，可是它又不太需要手术，因为手术呢不手术呢，时间久了之后也会消掉。那腺瘤肿呢不适合手术，可是。 呃，手术之后呢，越越来越大，可是他又最需要手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吊诡的一些部分啊。那我们接着回答一下陈小姐的问题。喂，蔡医师，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我蟹足总已经开过了啊，也放射线过，现在已经快一年了，但是但是摸起来那个蟹足，就是说我是开肌瘤的部分那那一段哈，但是现在摸起来里面还是有那个硬硬的一。 一小一小这样子，那我不晓得是不是还要继续处理，还是说好的，还是说就呃，我不晓得会不会以后又长大起来，又又开始很痒了这样子。你觉得会会不会帮我提供一下？这个哈，大多数蟹毒肿哈，因为蟹毒肿有的时候是跟你当时组织，因为有些手术之后还有缝合，所以就缝如果有缝线存在的情况下呢，蟹毒肿觉得中间有个硬的一个核心在。 我们大多数看到蟹有种，它是一个会 infiltrate，它就会好像长手长脚，它不是一个只是 expansive，就是它不是好像个气球慢慢鼓鼓来鼓起来，它比较像是一个这个我们讲像螃蟹一样会伸手伸脚出去的。所以如果说你的蟹有种呢，目前是表面上已经软掉了，只是里面呢有经过一个小小的一些核心存在情况下呢，那这种情况下就看你这个会不会有这种呃正渐发间歇性的这种发痒，或是会有这种疼痛的一些现象啊。 那就我个人的经验当中呢，如果说你本身呢已经不会有这种间歇性疼痛或发冷一些现象的情况下呢，在复发的机会不不是很高哈。那放射线其实是一个很有效的治疗方，它可以让整个组织萎缩，只是做完之后呢，这个皮肤常会有点我们讲干干死死，有叫放射线皮慢性放射线皮肤炎这样的一个症状出现哈。那不过这个对于气游肿来看的话，它是好的，因为它比较不会复发哈。所以我个人解说，你还是可以追踪，因为气游肿呢不会一夜之间无缘无故长大。 所以说，你如果说在它刚开始长大哈，变大，比如刺痛的感觉的情况下，或是有痒的感觉的情况下呢，再去做一些病灶内的一些注射，我觉得都可以了哈，都可以这样子。那当然，如果说你不是很放心的话，那最好还是能够找医生去帮你做一些评估了哈，就是医生会定期帮你看一下那个病灶的一些部分。那另外，我刚才讲过。 腺维症本身呢，它的特性是会往外增生的一些现象，所以如果你的疤痕组织里面是像剩下一个小小的核的感觉，哈，像这一个硬硬的核果核在里面的情况下，表面是柔软的情况下，我觉得倒是可以不要去管它。不过倒过来讲呢，哈，如果只有一个小小的核的情况下，你也可以再去做类固醇注射啊，因为类固醇本身呢可以让组织胶原蛋白软化，或是我刚才讲过，你可以做一些钙离子的拮抗剂的一些注射，引进一些所谓的胶原蛋白的分解酵素，让这个疤痕组织呢能够。 更柔软，而且不用担心有一些皮肤更萎缩这样子一个副作用存在了啊，所以其实这个情况下是一个很好的治疗的一些时机啊，当然不治疗也是一种可能性哈。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我是台大医院皮肤科蔡德芳蔡蔡德芳医师，也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再见。